锵锵三人行，小田是非常感谢啊，冒着头疼还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。而且呢，今天我要给你介绍啊，呃，这位陶杰先生，咱们这个香港啊著名的港英余孽。 <laughs> 哎，陶杰先生，而且我为什么请他来？嗯，你作为这个国际新闻记者，嗯、肯定会注意这个菲律宾。对，菲律宾把台湾渔民打死了啊。 这家伙台湾人不干了啊！对，我为什么要请你找他呢？因为我今天想说说这个菲律宾，而他很多观众会记得啊，我以前你还没来的时候，我在节目里就曾经讲过一件事。嗯。当年在菲律宾这个劫杀香港人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，嗯，香港出了一件事，就有个人呢写文章，在这个文章里啊就讲到菲律宾是用人之国，这是好像对菲律宾侮辱性的说法，当时引起菲律宾举国震怒。 就要求这个人什么道歉呐，或者说禁止入境。好像菲佣还游行抗议什么的。对，那个人是谁呢？ <laughs> 罪魁祸首就是陶杰老师。 <laughs> 今天可以反省一下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当天我给特区政府给国家惹了一点麻烦，对不对？我当时我英文写这个专栏也是实话实说，我并没有说是侮辱什么菲律宾，我是嘲讽我自己。嗯，就是说呢，就香港的这些。 护佣飞佣的人呢，不妨在家里挂个南南中国海地图，给飞佣上一课，就是就这么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就告诉他们这个南沙群岛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家，然后叫飞佣就说三遍：南沙群岛是中国的，是中国的，是中国的，就这样。你在家里都这么压迫啊？当然，我这个是个想象，是个喜剧的处境。嗯。结果没想到，那菲律宾人可能就是说。 并不是太欣赏这个叫英式幽默啊，他认为我在啊，就是说忽悠他们全国人民的感情，于是在香港就六千菲佣啊就出来抗议。后来我知道原来是他们国会就快要大选，所以啊要找个啊抓个什么替罪羊啊。你还别说，来。 就是说煽动民族情绪哦，那噱头对，但是现在需要煽动一下中国的民族情绪。 <laughs> 哎，对这个事儿，小田你们搞新闻的怎么注意到什么？ 有啊，这两天一直都有在关注，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太不能够接受了，对吧？嗯。这个执法太粗暴。那么，虽然说这次这个呃受害的是台湾的渔民，但是呢，大陆这边回应也还是非常的迅速、及时、明确的。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，而且呢，确实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，确实这个大陆和台湾两岸在护渔方面啊，确实应该是加强联合一个看法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就跟这个人跟人之间交往一样，嗯，他跟你啊。 真的不是一个频道的， <laughs> 它不是一个频道。你知道菲律宾人的这个这个这个动作呀？你当时我们就知道香港劫杀人质的时候，嗯，就是他们去救人质，包括那个警察，什么门多萨拿的那都是什么枪啊？你知道，那都是 M 十六，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专用的工具，拿大锤子还砸那个钢化玻璃。哎，对，你这次打那个船。 你一看就感觉啊，就是杀鸡焉用牛刀的这种啊，就是你个海巡呐，嗯，是扫射呀，最后看很可能是机枪或者那种长枪，而且是追着渔船跑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这叫执法吗？而且本来就是这种叫什么双重的这个经济海域啊，就根本就你们就是没有这个权利做这种事情的，而且是面对的手无寸铁的这个台湾渔民，怎么能这样？ 但是呢，台湾人这话说回来，他们这一次啊也有他们的这种情绪。所以说，这个受害者他的女儿啊就说：“看来以后这个台湾的渔船啊，要挂五星红旗。”嗯嗯嗯，这话说的没错，是因为二零幺幺年，嗯，你记得这个湄公河，嗯，对，有一帮毒枭，是这个叫糯康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啊。 也干掉了十三个中国海员。嗯。这个犯案的地点是在缅甸、泰国那边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们中国把这个凶手这帮人把他要回来，在中国审判，然后判处死刑，大快人心。嗯。对，这就强国表现。嗯啊，他敢不交人吗？嗯。你说这一次你马英九是不是应该叫菲律宾？什么叫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七十二小时他还真没道歉。人。 嗯，把人送到台湾啊，嗯，由台湾法院来审判，这个才跟两岸对等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小马哥才算是对啊，因为他软软弱无力。说你不道歉的话，我们可能被迫要做出一些制裁措施。嗯，这么啰啰嗦嗦，说的话直哆嗦。嗯，什么叫可能？对，什么叫被迫？ 嗯啊，所以台湾就硬不起来。对，这其实啊，这个穷不穷啊，我跟你说，都用不着这个大陆。嗯，这个要真打起来啊。这个台湾海军呐，就把它收拾好几回。嗯，因为这个菲律宾呢，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啊，是一个太糙的一个， <laughs> 这么糙的一个国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他那个空军司令，你知道，你知道菲律宾的军力啊，嗯，基本上啊，就是。 他们前几年刚买了一艘军舰，美国退役下来的二手的那个军舰，那现在是他们整个海军当中啊最先进的一个军舰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巡防舰，基本上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海监船， <laughs> 那是他们最强的。然后他们那个空军司令他讲呢，说我们这个防空能力啊。 都很低了，是吧？说这个防卫我们领空的主要是教练机，你看他们都是教练机。然后说这个雷达， <laughs> 听说听说雷达还不错，人眼睛能看见的雷达都能看得见， <laughs> 就这么一个水平，跟台湾的海军比起来，打的都没问题。怎么台湾怎么这么怕呢？嗯，怕是怕后面美国，因为呢，哎，因为呢，美国跟菲律宾现在你道这个军事同盟的关系，对，真的要动手的话，要我小马哥。 这事情你还要请示老八吗？这一个家庭，的兄兄弟两个，哈哈，就这样你拳来脚往打了再说。因为这个事情，即便要找美国老八出来评理啊，你说谁动手？而且像傅小姐说，这经济领海是双方可以共同布语，不过经济领海是优先是菲律宾，并不是说这个是你十二海里的。 的完全主权的这个领海，嗯，而且这个杀人，这个枪打到脖子上，嗯，这个不是误伤误杀，对，完全是认明目标，把那人家给干掉。所以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个啊，这个菲律宾，我为什么说跟咱不是一个频道的呀？就是他爱笑，你觉不觉得？哎、因为我就说看这个照片很奇怪，呃，他这个国家是不是见到人呐？因为我去印尼是有这个感觉，就是从一下机场，确实是很容易对你就说什么都是笑。 是一种迟钝，还是一种什么？你看他这个政府发言人啊，这个咱们可以看照片，你看笑吧，这就是说说咱们这个渔民给打死的事儿，他他在这儿去乐。然后还有当年的这个呃，这香港人被打死的时候，这是阿基诺三世有名的这个笑嘛？到最后他说：“他说我这个人就就是个笑面虎，我平常我就这个笑。” 是很奇怪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啊，可能这样说呢，又要政治不正确的，但是呢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就是几年前陶杰老师写的那个文章的标题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做这些是太多了？其实有共同特点的，我觉得就是亚洲的一个国家能想到就是泰国，同样嘛，都是这个服务行业比较发达。泰国呢，它的标榜叫 Land of Smile，微笑之乡，它是这个作为一个吸引旅客。 嗯，但是这菲律宾呢，这个笑是有点莫名其妙，这莫名其妙啊，他有点这个拉丁啊，这种拉丁民族啊，这种这种啊，什么三八跳舞啊，什么嘉年华会那边过来，南美洲过来的影响。你说的对，你也说的对，就是一个是啊，这个晕晕乎乎，再有一个是这个这个嘉年华会。嗯，你知道菲律宾咱们听说最多的就是爱闹军事政变哈。嗯，你知道菲律宾的军事政变是什么？就是一到军事政变的时候啊。 老百姓啊，都跟过节似的，不是在家里躲着，全上广场上看热闹。然后那些当兵的也很自觉，啪啪啪就往天上放枪。对，一直等到电视台来了，然后当兵的哇哇哇说一下自己的诉求，然后缴械投降， <laughs> 就 <laughs> 出名了。没错，您这让我想起那个什么委内瑞拉那边，他们那个就纪念那个查韦斯，查韦斯死了，出去悼念的时候，到最后都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。是是是是，就是那种嗯。所以你看菲律宾。 这不是我说他们，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学者讲的，频道不一样。对，就说菲律宾这个国家是什么呢？在盲目当中跌跌撞撞，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。就说你看他竟，他竟出一些的这种咱们说这不靠谱的事儿。这个总统府跟外交部对外表态啊，嗯，他都能不一样的，嗯，这么这是很奇怪的这么一个国家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感觉上是不是这个国家啊？他这个。 多少啊，还是像你讲，的，就有一有一定的这种分裂。那它这个分裂呢，也是跟它这个在历史上啊，不管是精神层次上的，还是政治体制上的这种外来品、舶来品太多了有关系。你看它先后被那么多国家殖民过啊，最长的就是西班牙，然后之后又是美国、日本也占领过它。那么实际上要从人种上说的话，绝大部分是马来人。那又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吸收这个中国的文化，所以说各种方方面面的，让它自己啊有一点找不着北。 嗯， <laughs> 混乱了你的意思。陶老师呢？您见多识广。菲律宾呢？它是这个南洋嗯的里头唯一一个，就是说不属于南洋的国家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国教是天主教。嗯啊南就是说这个呃东南亚不是佛教就是伊斯兰教，这个是远在东方本土的，但他那个是外来的，所以再加上三百多年这个西班牙殖民，他这个血统这个这个基因。 啊，弄进了一些拉丁美洲。第三，你看这个民族啊，你看他嘻嘻哈哈、莫名其妙，他有一股的童真，他长不大，知道吧？思想不够成熟。嗯。那么小孩呢，最喜欢玩什么？手枪，啪啦啪啦啪啪啪啪啪，就那样。对，是。你知道吧？这种这种小孩没长大的心理，这英文有一个名词叫 trigger happy，就是有一种人，你千万不要拿让他碰到这个枪。 拿到枪，他心里就痒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叫吹个 happy。嗯，我看菲律宾很多人就这种吹个 happy，所以所以他无缘无故 bang bang bang，他好玩，闹着好玩。哎，看见那个渔船来了 bang bang bang，他也没想到这后果是什么。哎，他这个解读有意思哈，这个幼稚的国家，锵 <laughs>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这个菲律宾呢，我是看了这个找的几段文字啊，菲律宾你说这个腐败啊，是亚洲里边出了名的。 而且你看到，就说在菲律宾整个社会形成了对腐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文化，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整个道德水准的下降，以致社会上多数成员都认为腐败合理。人们痛恨腐败，往往不是出于正义，而是出于嫉妒。 <laughs> 然后说在菲律宾，他引进美式民主。 说这个选举啊，多数情况下都弄成这个儿戏，就你说儿童话，闹剧啊，深刻的反映出啊，民众在这个屡屡遭受欺骗、善良的愿望不断化为泡影后，已经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幻灭感和玩世不恭的心态，就是呃，这是一种。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菲律宾人这有意思，他们就说为了抗议腐败啊，恨得这大学生都裸体抗议了。 整天闹闹闹闹这个，来说你再看下边，这个菲律宾的这贫民窟，你你这是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小田，这是坟地。哎呀，他们住在这个就是这个放放放放死人这个骨灰啊，还是在在这个这个龛里。啊，你再看下边，在住住在这坟地，你看这棺材这个这个坟这儿吧，哎，你再看下边，在这儿搭棚子住。但是呢，你看他这种民族文化，他在这个坟当中啊，他住在搭棚子住这儿，他还唱卡拉 OK，整天。 但是这个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是不是跟他这个天主教的文化又有关系了？就他们啊，真的是不忌讳这个的，他们包括这个新人结婚。 还有意识的要走过这个坟场，你知道吗？好像要得到这种亡灵的福音一样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。啊，菲律宾人就玩那个过一个什么节，复活节的时候，就一帮人在大街上拿那个带刺的那个铁鞭子啊，抽打自己。哦，那是鞭子。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？还有那种罗宾十字架也有啊，拿着大钉子把他们有锤穿出来，那就是菲律宾嘛。对对对，因为他这种跟波利尼西亚这种民族啊。 这早期那种这种啊，呃，巫啊巫术，巫啊，有一点就是里头那个巫术啊，萨满教的，哎，萨满，你跑到这个拉丁美洲像墨西哥。 你也看到这样，他为什么不怕这种坟墓了？什么？你记得看那个什么《达芬奇密码》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想到那个《达芬奇密码》。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有嘛？就是自己鞭打自己的那种鞭笞，对吧？那个是天主教里，天主教，对对对，自我惩罚。嗯嗯啊，所以你看，他有时候这种民族的宗教啊，他西方来的天主教，又跟他本民族的一种萨满教的东西哈，结合起来，成了一种很很很奇异的东西。对啊，就有点像那个书写，好像不太匹配，最后出来一个什么东西。 对对对，为什么住那么大的坟呢？这个跟闽南人有关。你跑到这个菲律宾，你去看，这个福建华侨啊，就挣了两个钱以后，死了以后啊，嗯，他那个坟呢是三层楼高的一个王宫，一个别墅，那个就就那边就奇怪，就有这个传统。嗯，你去看那菲律宾晋晋江很多这种富商死了以后，给几自己修修坟呢？他是个豪宅。 然后呢，他这个老婆呢，儿子呢，就在这个坟里头啊，就打麻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开空调啊，有沙发，所以这个坟呢，跟那个宅啊，就阴宅阴宅啊，就这就那种哦。但因为他钱多，你知道吧？把这个坟修得很阔气，这是菲律宾华侨的一个特色。 所以这个呢，这菲律宾人他自己住，他看见闽南人这样，他自己可能呢没钱。这个菲律宾华人最多的还就是从福建那边儿过去的，而且就说你刚才讲，你说他这个菲佣哈，这还真是，我跟你说，最近我我才请了个菲佣，道吗？就是哎，我觉得啊，就我不能代表代表菲佣说话哈，但是呢，至少我从这菲佣我感觉到啊。 比我原来在这个大陆找过的那个保姆啊，强太多了。你说他这个国家不规矩啊？我怎么觉得这个菲佣，挺不错的？哎呦，你你你，你知道香港人给菲佣多小的一个，我就是放张床的那么一个地方，这个我还以为这菲佣挺骚扰你，他不是啊，就是干活，干完活之后你知道他不见了，他整天就在他那个屋里待着，他都不出来，就是。 不不打扰你的这个主人家的这个生活，而且我说我晚上过去睡睡觉呢哈，哎就跑我门口啊，呃呃 good evening sir， <laughs> 这个，我说姐姐不要不用来这个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背心裤衩儿刚出来，我早醒的早，我七点就醒了嘛，我以为我这自己还转悠呢， <laughs> good morning sir，再有从那跑出来，哎。 我觉得挺，所以为什么他有名啊？专攻对。 <laughs> 他他好像是挺挺有规矩的，这个飞佣男人，嗯，伺候人的心。对。这飞佣啊，很多在外面干活啊，他老他家乡有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他他男人啊，嗯，就就是靠那个老婆汇回汇回家乡的钱，然后在家乡包小三。对，菲律宾也包啊，当然包。我记得我是在，我是在。 在中东某一个国家啊，有一次啊，就我们就在一个机场，就转机的时候嘛，就没事儿，然后就说去做个按摩，一进去啊，中东的某一个小国家，转机的时候一进去就来了一个就面带微笑的，就很熟悉的微笑。

他这个两边不是一个频道，你比如说，对于一个他自己都经常搞不定的、内部都搞不定的这么一个国家呀，有时候这这这你不知道该怎么弄，是吧？嗯。你像你像菲律宾都到一什么情况？呃，我上次看一个报纸上讲啊，那时候跟中国闹这个黄岩岛，嗯，这菲律宾就能乱到啊，他自己都有的报纸就说黄岩岛是中国领土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是有个菲律宾人呢跑到黄岩岛上去，那个时候我们以为他是去宣示主权的。 后来说呢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他是说啊，他跑到黄岩岛是为了引起注意，他呼，你知道他呼吁什么呢？他呼吁啊，海上有海盗，有海盗，但是这个菲律宾的海军呢，他不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菲律宾那个海军呢，没汽油， <laughs> 就开不出去，他是因为这个事儿要。 引起别人注意。我说一个，你说一国家都闹到这程度的，这次不也是吗？就是他住那个不是他自己说不道歉啊，然后只表示遗憾，但是不道歉。那么然后那个他驻台湾的那个代表，对，以个人名义道歉了，道歉了没多久回去了。他说我回去协助调查，回去投票，但实际上很有可能也是来自国内的压力啊。所以就是谁让你随便道歉的？赶紧回来，对对对，都有可能。政府那边要取消道歉。对，哎，你觉得他为什么在道歉这问题上这么样的这个变？口径凌乱。 一盘散沙，就是这样。各个部门之间互不往来，缺乏沟通，嘻嘻哈哈啊哈！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个个都是么撞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我天生说这个人呢，天生乐观呢是个优点，但是他乐观过头了。 嗯啊，乐观过过分了，完全不懂得就是说啊，就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对，是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，陶老师可能会比较幼稚啊。你也想，这个菲律宾它跟台湾是没有这种对等的外交关系的，对吧？嗯。那它跟中国跟大陆这边是有的。那你说，如果他要这次真的是道歉的话，这种外交对等的道歉，他应该向谁道歉呢？哎，真是是啊，他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应该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道歉，说为。 啊，就是说无意中，就是说枪杀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的渔民啊，而深感歉意，应该是这样。嗯，哎哎，所以你在小马哥，你就要道歉，他没渠道跟你道歉。 <laughs> 或者说最近这个事情，台湾也是有个问题。嗯，有一个英国的呃父亲，英国的英国人呢，嗯，就英国人呢就收养了一个台湾的小女孩。啊，就是说结果在台湾小女孩呢要。 送回英国的时候，英国不让入境，因为英国呢就是在不承认，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一个呃一个一个主权的国家，对，所以他这个收养小孩，啊，这个国家的名单上啊就没有台湾这一份，嗯，知道吧？所以呢。 就结果要打官司，现在正在打官司。嗯，哎哎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英国就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，它这个程序上或者是在书面表达上，美国就不是，美国就比较强硬，它这个所有的这些书面啊什么的，它都标出来的。台湾中国是这样的。对，嗯。你说你说美国，我就想起来这个菲律宾过去也是靠美国庇护的，但是呢，后来他们自己发起这个运动啊，要赶走美国人，在那个那个美国那个就是航航空母舰住在一个好像叫苏比克港，赶走。 赶走之后呢，你知道他们为了纪念这个十二个议员发起的嘛，就按这个手印儿塑像，按这个手印儿。结果后来有几个议员就后悔了，认为自己当年不该把美国赶走， <laughs> 自己晚上去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<laughs> 手印儿，你说这个民族，他就这么一些。